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集。此刻三清天上，西恒正在给荣城捣药，手忽然一顿。荣城看到了然的问：“他们走了？”西恒没有说话，继续捣药。 荣成看了，轻声安慰：“啊，知道你舍不得，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看开些吧。”谁不舍了？西恒不屑地嗤了一声，极快地带了一句：“会再见的。”肃宗室正和人交代什么消息，经过一棵树时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随从不解地问：“大将军，您怎么了？”肃宗室抬头。 看到他们前些日子移植回来的星河木发芽了，苏宗室近乎自言自语的说：“旧死新生，往来不息，都是因果。”将军，您在说什么？啊， <sighs> 没什么。苏宗室摇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走吧，新朝福立，万象更新。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新的朝廷在众人的试探中成立起来，所有人都战战兢兢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朝廷能不能代替神的位置，领导仙界繁荣起来。后来经历了许多跌跌撞撞，他们曾犯下致命错误，也曾断臂求生，朝廷历经风雨动荡，最终还是挺立下来。渐渐的。 民间兴起让肃宗氏登基的风声，肃宗室不肯。后来经历了三请三辞，他终于勉为其难地接受万民请愿，登基称帝。肃宗室登基后，分封功臣，论功行赏。书写功臣榜时，没有人敢排在林清宵之前，故而肃宗是第一个写林清宵的名字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换了三支笔。 甚至连墨都换过了，却怎么都写不上去。苏宗室沉默片刻，感受到一阵冥冥中的天机。林青霄在后世，故而前面的记载中不能出现他的名字。这三个字实在写不上，苏宗室只能隐去名号，只以林氏代指他。生卒年不详，姓名不详，家族不详。 写在史书上的只有他近乎夸张的战功，弑神的历史太不光彩，故而弑魔神的两个主人公也无法出现在正史中。中古大战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真正结束一千万年大战的关键一役——诛杀魔神，在史书上被草草带过，只剩下十月廿三日，天阴，乌云倒垂，电闪雷鸣，诸神混战。 帝皇旨，盘古灵力化雨，骨血化银河，仙魔分界。至此，中古战意毕，仙族胜。这含糊的几句，荣辱兴衰，生死存亡，那么多人的一生，不过史书短短的一行。当日书写功臣榜后，晚间大摆庆功宴，易家、素家及小泽等均受邀其中。小泽年龄小。 在座之人对他都还算照顾。肃宗氏问小泽：“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”小泽在庆功宴上沉默良久，说：“要改姓林。他是我最崇敬的人，他无所不能，自强自律，又待人以诚，洁身自好。他的功绩，不该被历史遗忘。”小泽没有说那个他是谁，可是，在座之人都心知肚明。 林清霄的名字无法记载，小泽生怕再过几年，等他们这一批人死了，天下将再无人知道林清霄。到那时，后人翻阅史书，兴许会觉得那些惊天动地的传奇，俱是诗人臆想。他要将林清霄的姓氏和事迹传承下去，他要世人永远地对这个姓氏敬畏，他要后人一听到林氏就相信中古记载确有其人。 肃宗室恍惚片刻，同意了。从此，小泽改名林泽。后来分封时，肃宗室问他想要哪里作为封地，林泽想了想，选择了一处林清宵可能会喜欢的地方。他性格喜静、高冷、自制，应当会喜欢在清静、高远、不被世俗打扰的地方修炼。中山坐落在群山怀抱中，高入云霄，一览众山小。 刚刚合适。林泽为中山制定传家谱时，郑重的在第一行写上了第一任家主功臣榜首席林氏。后来过了很久，当年的功臣全部成家生子，林泽竞争天地无法继任中山家主，便提前将中山传给自己的儿子，让其成为第二位家主。但是林家第一任家主却只有姓氏。 没有名号。等林泽登基为帝后，他半生已过，回忆往昔，最钦佩的人依然是林清霄。他给中山制定了最严厉的选拔方式：成王败寇，优胜劣汰，凡事只问强弱，不问对错。林泽希望借助这样严苛的筛选系统，在后代中培养出一个林清霄这样的人。那时候龙族还未生疏，他们几家来往紧密。 其他几个家族看到，也纷纷效仿。一转，就是悠悠时光，亿万载传承。林清霄和洛寒从时光隧道出来，一落地就险些落入海水里。林清霄及时的扶住洛寒，他们两人几个起落间就站在了一处孤岛上。洛寒一站稳，就立刻启动天道面板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来对地方了吗？ 啊，父母保佑，我可千万不要再掉错地方了。林青霄从四周扫过，无声松了口气。 <sighs> 没错，是天启，我们在南海。南海在中古时期被称为象石，那个时候的南海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野。林青霄以为自己不在意，可是等真的回来，他发现自己对这里还是有感情的。他在天启季出生。 长大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认错。洛寒看到时间栏上的记录，长长出了口气。 <laughs> 太棒了，我们回来了。不过比预计晚了一个月。我原本定位的是我们消失的时间。无妨，林清霄并不放在心上。一个月而已，相比于这中间亿万年时光，一个月的误差微不足道。我们先去找吞元兽吧。好。 洛寒也觉得不过一个月而已，不值得在意。他临走前为了保护吞元兽，将他用符箓送到南海扶桑岛上。现在他们已经回来，可以去接吞元兽回天宫了。洛寒在海上飞行，感叹道：“七年不见，我都快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，还怪想念他的。”七年，林清霄神情微微一怔。洛寒发觉林清霄不说话，回头问。 怎么了？林青霄发现一个很难以启齿的问题，他顿了一会儿，委婉的说：“我们在中古经历许久，然而在天启，不过过去了一个月而已。我们的年龄。”洛寒也跟着凝噎了，他无语片刻，试探的问：“所以我现在才十九岁，越活越回去了？” 洛涵说出“十九”这个数字，全身都不太好了。他一边往扶桑岛飞去，一边喃喃：“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老黄瓜刷绿漆，装嫩？”林清霄极淡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扶桑岛坐落在南海深处，路途遥远，以他们两人的速度，都飞了许久才接近扶桑岛海域。他们俩刚刚飞近，忽然听到交战的声音。 洛寒和林清霄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隐没身形，悄悄朝扶桑岛逼近。当天淮阴岛出事后，天宫很快派人来扶桑岛支援。可是海洋不比陆地，防守并不容易。魔族潜藏数日，今日趁扶桑岛防守松懈，再度偷袭。扶桑岛是一处群岛，外面有众多小岛屿环绕，最中间围绕着一座主岛。 岛上阳光灿烂，鲜花繁多，连岛上的建筑也是小巧精致型的。如今，宫锦魔君带着人再度偷袭扶桑岛，匆忙间拉响警报，组织人手反击。幸好这段时间主岛上的防护阵法全天都开着，主岛暂且安全。宫锦魔君在海面上神出鬼没，大肆攻击。弟子最先在环岛上抵抗，后来退到内岛。 最后只能在主导的防护大阵内被动反击。首席弟子背着剑跑到一个中年男子身边，匆忙道：“掌门，魔教来势汹汹，弟子们实在抵挡不住，该怎么办啊？”扶桑岛掌门如临大敌，问：“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”一位魔君，十来位高阶魔将，三十来位中阶魔将，低阶魔将的数目没数出来。魔君相当于上仙。 高阶魔将相当于天仙上阶，已经是相当强大的高手了。天仙在任何一个门派中都是中间阶层，门派最宝贵的有生力量。扶桑岛弟子众多，可是顺利修炼到天仙的并没有多少。天仙仅仅高一个个小阶段，杀伤力的压制都是致命的，何况一次来了这么多高阶。掌门表情更加沉重。 这时候，防护大阵忽然传来一阵巨响，连岛上的建筑都晃了晃。掌门，越来越多的弟子倒下，大弟子紧张地看向掌门。掌门咬牙问：“屯元兽在何处？”“还在湖心岛的结界中。”“快，你带着一队师兄弟去湖心岛保护屯元兽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能让任何人借走屯元兽。为师已经传信给天宫。” 想来天宫的支援已经在路上，我们只要撑过这段时间，救兵就来了。首席弟子素着脸抱拳道：“弟子遵命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